Thank you. เห็นกัตาต่อ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 ต่อพระธรรม ต่อพระสงฆ์ต่อ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 ว่ามีสิ่มีบาปมีบุญ มีสวรรค์มีนิพพาน Thank you. 这过我们要深信，祈祷的王子啊，也像我们一样，最后也可以离苦悟道涅槃。那么，我们应该深信啊，我们每一位。 สูงขึ้นมีหลักฐานที่ประเทศจี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พระสงฆ์จงสงอาจารย์ตองนอก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อ้ยละตลอดถึงโพธิสัตว์อีก้ามา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นี้那么在中国有啊唐玄奘、唐三藏法师啊曾经去西天取经。 那么，中国还有达摩大师，嗯，还有慧能大师，啊，这都是真的，啊，不是故事，不是小说。 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在练习的东西，就是这一念决心，让西藏的王子变成了释迦牟尼佛。 สมัยพระองค์เป็นกษัตริย์จะข้าชายเรียนจบตั้งคิดเกียรติศาสตร์ไม่มีทางบรรลุธรรมได้พอมาฝึก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ทางได้ที่ได้บอกได้แนะนำได้สั่งสอนเอาไว้ มีหลักฐานเราเราพวกเราก็มาทำตามตรงนั้นบ้าง 西大公王子呢，啊，在皇宫里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知识，而且都是成绩最好的一个。但是，啊，所有在皇宫里学到的东西，啊，仍然不能解决生老病死，更不能让西大公王。 đầy đủ Ô ta kính tâm là Đốt kích chân tinh tâm làมีสติก็ไปเห็นก็ไปดู ทุกคนก็มีกายทุกคนก็มีใจทุกคนก็มีสติได้ไม่ต้องขอจากใครมีแล้วไอ้ตัวของท่านนั่นเอง我们的身就是一本经典，我们的心 也是一本经典，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能让我们了知世出世间的一切，能让我们彻底的从苦中解脱出来。 ตาม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ารพูดเกิดเข้าการเกิดเห็นออก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อย่าให้มันตีตีอย่า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ตีตีจับความ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ให้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ปในกายถ้ามันออกไปที่อื่นก็กลับเข้ามาให้เห็นกายไปก่อนเป็นนี้ไปก่อนตามแผนที่ไปก่อนต้องจงหันนะอ่啊 观身来表受，我们通过观身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心，身体一动我们就觉知，身体一动我们就知道，就是这样不停的觉知，不停的知道，让觉性成环力，成为一个锁力，当我们从早到晚可以真的做到时时刻刻都保持觉性。 那我们当下就是自在的，当下就是没有苦的。这让的微光，没没光聋，没光走，没光ามง่าย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จะไปสนใจ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เลยไปอย่าไปคล้องแวะกับสิ่งอื่น 手一动，嗯，念头来了，感觉背痛、昏沉，好的、坏的瞬间都出现了。我们不要理他，每天都讲不要理他，可是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嗯，来了，你想知道？ 提升的方向，就是这样不断的练习。悉达多王子也是这样不断的练习。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คนเดินทางคนเดินทางก็ย่อมเหนื่อยเมื่อยล้าทั้งแดดทั้งร้อนทั้งปวดขาปวดแขนก็อย่าเอาอาการเช่นนั้นทาให้เราหยุดเดิน ให้เรา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ก้าว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ตัว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ก็รู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 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ยาก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ง่าย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ผิด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ถูก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สุขทุกกรณี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ที่เรามีสติ这条路啊，อ对某些来说很辛苦、很长、很难。 可是学会了的人，这条路不长不难，啊，很容易。可能重要的是在我们如何用心。俺，发扬光大，俺听见了又没发扬呢。俺实话，俺从来不觉得，俺从来不讲大话。 หลาใส่วนที่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สุด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รู้มันตอนนั้นให้ทำ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มีสติ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มันจะแก่ก้าขึ้นเอง我们就ะ就这样一直认真的、努力的去做、去练习，不要让那个想要坚定的心 带去员工，也不要让那个想那个非常懒惰的心啊，让我们停了下来。人หลงหลงเรียนก็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หลงเท่าไรรู้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ีแต่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ก็ไป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ฉลย 太过自信变成一种执着，如果又太过放逸放纵自己的话，那么又会产生无明。所以大家应该慢慢的啊去理、去了解。 自己应该如何去用功，就是这样持续不断的用功，我们的所有的内心的疑问和内心的纠缠不清的一些问题，它就会一一的自然而然的啊，在我心里有一些答案。因为人龙尾巴。 แหละมันดีหลงไปตอ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ตอนคิดไปหลงมันแหละมันดี ไม่ใช่แค่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่ะให้มันคิดลงไปแล้วมันคิดมีอะไรรู้ที่นั้น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ด้ที่มันสามให้ผม่่ทีอ念头来了不怕啊！我每天都讲，念头是最好的。念头一来，妄念一来，烦恼一来， 我们就在这个念头、这个妄念、这个烦恼上去知道的啊，所以它是最好的东西。它来一次我们知道一次，它来一次我们知道一次。ในกายเรานี้มีอุปกรณ์เ้อะแยะที่จะมาผิด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ได้เช่นลมหายใจก็ได้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ก็ได้หรือเดินนั่งนอนได้ 我们不一定啊，刚刚才没有要求大家啊，一下坐下去一天一夜，或者一个下午、三四个小时一动不动啊，都没有教大家这样啊，不要啊，只是在一个固定的。 动作或者物体的位置，啊，重要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成光，比如说，眨一下眼睛都清楚，咽一次口水都清楚。啊，那么即便洗澡、吃饭，这些就不用说了。 กูเขาลูกเด้อที่ไปต้องไปเจอเรงพวกโรคคือหัวง่วงหัวหอนอนใครก็ใครก็ต้องม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ัวง่วง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ให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นั้นเวลาง่วงอาจจะทำรีบทแรงๆเช่นสร้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ไวๆหรือลุกขึ้นเดินหาวิธีที่จะ 那么现在基本上来看呢，大家啊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昏沉，啊有的人从早啊昏到晚，啊那么嗯昏沉呢，因为我们过去的。 几十年在家里太懒了，嗯，大家这些时间在家里一定都是在睡觉，应该很少起来用功办道。那么不光是我们呃过去的几十年呃太过懒惰，还有呃我们所有的烦恼、疲劳积聚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昏沉是最难过的。 现在这个看来最难过的关，那么呃，大家尽量改变姿势，尽量刚刚一出现就马上去想办法改变它，千万不要坐在那边睡着了。热，哎 <coughs> 呀，为什么了？ 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ทางกายว่าทางใจว่าอย่านึกว่าตัวว่าตน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มื่อยความร้อนความหนาวอย่านึกว่าตัวว่าตน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กาย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ีิตกวามวลก็หมอง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จิตใจ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ใจเร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ไม่ใช่ 昏沉呢，是身体出现的状况，它跟我们的心没有任何关系。身体很想睡，那么我们应该知道，我们不要成为。 那个昏账的人，你看到他来了，马上想办法，啊，马上离开他。那么，我们只有让自己的心跟决定在一起，这才是真的。对，老是个。 มัน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มั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กายก็ต้องปวดตรงเมื่อยการปวดตรงเมื่อยของกายเนี่ย 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ใช่ตนคอคนมันก็ได้ มันง่วงหัวเราะของง่วงก็ได้ มันปวดหัวเราะของปวดก็ได้มันคิดตัวหัวเ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ได้ 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คิดเอาถู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困起来了，不要去讨厌他。 应该啊，看他很好玩，很好笑。念头来了，更不要讨厌他。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很好玩，很好笑。所以我们每天最做的就最做的是笑。你怎么啊睡得饱饱的时候，怎么不昏沉？嗯，或者大家讲一些啊你很感兴趣的事情，你怎么不昏沉？ 现在怎么开始增长。啊，念头来了，我们也笑他；啊，腰酸背痛来，我们也笑他。我们不是讨厌他、打压他、赶走他，不是这样。就是他才能带来啊提高决心，就是他才能带来们离苦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 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คลมหลงได้ง่าย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ทำเป็นนามทำจะได้หลักได้ทางรูป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นาม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ว่ามันเรื่องอะไร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กับมัน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ไรถ้าเห็นรูปเป็นนามจะจะได้หลักฐา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ได้โทษแท้จริงของกายของใจเราต่อไปเราจะมองเป็นรูปทำนามทำาต้嗯，通过这样不断的 对身的这个啊认知呢，啊一旦时间以后，你看到什么都是，这是他的心，这是他的身，啊是身的问题，是心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啊，身和心出现的任何状况，任何问题，都谢谢他，都感恩他，他。 就是这个身，这个心，能带来像其他五王子一样变成啊佛菩萨。啊，变成鹿。啊，阿卡开始跟鹿，就是说，显示阿卡的两鹿，没有双，没有双，是单。在阿卡的两两鹿，它变成这样子，没有双，没有单，那样，但鹿显。 ก็ไปเห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ก็ไปเป็นมันร้อ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ร้อนมันปว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ปวด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หิว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ิว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มันก็เห็น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แต่ก่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นะถ้าถ้าเห็นรูปเห็นนามจะเห็น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ห็นมันมันก็โตขึ้น我们如果看到的这个身啊是无我的，不是我的身， 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，那么不管是腰酸、啊，也知道是他的酸，不是我的酸；、背痛、啊，饿了，或者是风吹过来很冷，这些都一样。啊，没有一个我在人，没有一个我在饿。如果真的有一个我的话，你为什么控制不了他？ 你不想让他腰酸，他为什么会腰酸？你睡了一个晚上，早上起来为什么不腰酸？为什么不腿疼呢？好的，一定要看清楚这些。那见了就偷看呐，呆看，看是看，看是度，你把忙呐。那见了变成看呐，他见了能陇看 อะไ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จะแก่เห็นเราก็ได้ทางถ้าเห็นทางก็ทางจะมาไปถ้าเป็นเรามันกนไม่ใช่ทางมันก็หลงก็หลงก็หลงไป 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หลักฐาน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ใช่ยากแต่ม่ากมันจะง่ายไปทั้งนายน过去我们都整天成为那个苦的人、乐的人， 疼痛的人，婚前的人，啊，冷的人，热的人，肚子饿的人，吃饱了的人，啊，我们就在这个成为了啊这些东西的主人里面，不断的去分辨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这不是道，这不能再苦。那么我们现在。 看着他，不成为他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成为那个贪的人、嗔的人、痴的人、爱的人、恨的人、啊昏沉的人、要三背四的人。我们要看到，是他在疼，他在贪，他在嗔，他在痴，不是我在痴。啊，这才是道，啊，这才是我们啊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学习的东西。 รูก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น้ำมันจะบอก มันจะจะแตก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เกิดละ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ยังไ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ยังไงมันช่ตัวตนยังไงมันจะแสดงเมื่อเราเห็น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ิ่มตัวความปวดมัน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ของของ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ถ้ามันปวดไม่เป็น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รูปของคนเราเราก็รู้มัน 有更多、更多、更多。如果我们在打击的过程中，每一天啊都可以啊，不管每一时每一刻都可以像你早上刚睡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身体那么舒服、那么自在的话啊，那可能是一个真的你。但是是这样的吗？早上睡起来非常舒服，坐了一会儿以要酸背痛， 出去外面心情一下又自在的一些又舒服的一些啊，回来这边呢，腿又开始疼了。他为什么这就这样整天不断的变化？那么我们的每一个晨体，有的人前三天腰酸，那么后三天又肚子了。如果一个真正的你，你应该可以控制得了它。为什么这个整个的一个身？ 都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，你都控制不了它。大家应该从这个身份不断的这个变化、这个无常当中，看到一个没有一个真正的你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。它真的是无人无我无众生，没有。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。 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กระทำกับนามธรรมแล้วก็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ด้วยการรู้เฉยๆ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ด้วยการบรรเท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ด้วยการมา เช่นวางท่านถาม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ว่าเวลามันปวดกันเมื่อยจะทำยังไงทุกอันนี้ทุกที่ต้องบรรเทาตามสภาพของลูกถ้านั่งทันนานๆ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โดยไม่ใช่เอา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ไม่ผิดถ้าทุก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เที่ยง ที่จะ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เช่นหายใจเข้าหายใจออกไม่หายใจให้ได้นี่จะ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ันทุกข์อัน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รู้那么不管那么不管这个身呢啊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啊，每天都在讲马上觉知，马上觉知，马上知道。 以最快的速度知道，啊，苦啊有两种，啊，一种呢是啊比较轻微的啊一点点，一个小小的念头来，有一点苦，那么我们这个手轻轻一抬，或者这个脚轻轻一动，啊，它就过去了。有的呢啊是我们有深刻记忆的啊非常好，可以让我们的心痛的那种苦。 有的时候，不是一次两次，你就可以啊把它啊啊把它呃完成的。那么呢，我们就要啊逐渐的，通过不断的活在当下啊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。哎呀，因为我们这个八十岁已经挣得太久了啊，这个几十年来都是在这个苦和乐里。 学活在当下。ท这样的，嗯，都对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ต้องละนะเช่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กิดจากอุปทานยึดไม่ได้ในขันธ์หน้าทำมาเป็นรูปไม่ได้ต้องละ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ลาความชังเนี่ยต้องละนั่นเป็นตัวสมุทัยอันนี้ละ 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ปไหนได้เช่นมน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น้าที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บ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บไม่โกรธทันทีในตรงละอันนี้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มันจะต่างกันอยู่มันจะสนุกนะถ้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โอ้มันมันถูกต้องที่สุดเลยยยนนท้明年明่探亲来 这么生气，啊，表面上安安静静的坐着，心里已经开始着火了，啊，他能马上知道，啊，才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，啊，决心啊，时时刻刻的保持，啊，一面痴心的，啊，也马上知道，不要再爱。了。 就把这个名变成知道，把名做成决心，把名马上转成决心。那么迷的心和一的决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。啊，马上。 เห็นเท็จเห็นจริง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บเท็จตัวไปเที่ย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บบ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แต่มันไม่จริงแบบเที่ยงจะไปยึดไปถือไม่ได้บางคนทุกข์ก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ไม่ใช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ันบอกเราอ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จริง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บบ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แบบมาร้อมกับเราได้สัญญาแต่อนเราหลงตรงนี้ 我们不断的迷，过去的几十年，迷的已经够可怜的。你知道，啊，过去生、过去世，你已经迷过多少次了？你已经迷过多少劫了？所以这个八十仙女啊，真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啊。但是不怕，我不怕的。我们看吧，他很好玩，他很好玩。 就是一直在讲很好玩，嗯，他每天都在表演给我们看，啊，我们就是要这个名给他知道，啊，他来了马上知道，他来了马上觉知，这就是修行，啊，关了这是谁在修行？皮肤身吗？皮肤身呢才能判然的苦？只有心观是这条最直。 最近的路可能让产生惧深。นี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แบบพวกเร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ใหญ่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ชนนี่ถือว่ายากเพราะเอาของจริงมาบอกมาพูดกันเราทุกคนมีกายมีใจทุกคนเป็นลูกเป็นนามมีลูกทำนามทำมัน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ัน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ลูกเสมอกันหมด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ได้ปัญญา 就在这个生的无常啊和苦里面，我们就能产生智慧。他不断在变化，他怎么都是个苦啊！就是稍微开心了一会儿，又变成苦。你知道吗？苦啊，乐啊，都是真正的乐。 乐只是我们的苦稍微减轻了一些，我们就尽情去的去执着，说它是快乐。啊，我们每天都在苦里面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越苦越好，越苦啊，你的啊，你的呃心灵啊，你的苦的那一天就越早来吧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感恩苦，我们应该。 看到他的价值。嗯，很多人都是苦一来，念头一来，就马上赶他，要一脚把他踢开。不要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要看这个苦，就当下的这个念头，我们把它转成啊，觉心转成知道，转成菩提。 เห็นลูกเห็นนามเห็นลูกทำเห็นนามทำเห็นลูกทุกนามทุกลูกโลกนามโลกลูกสมมติตามสมมติมากมายมีอุปทานในขั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เรื่องเราหลงในทุกเราก็หลงในความเที่ยงเราก็หลงแบบนี้เราจะต้องมีปัญญาแล้ว ได้ปัญญาแต่ความปัญหามันมีปัญหาปัญญานี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ปัญญาขึ้นมา 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เราเสียเสียวตรงโกเสียเสียวามทุกบนนี้มันจะมีปัญญาตรง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มันจะไม่หลงตรงที่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จะ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ร่วงคุ้มภาวะเขา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，这个身每天在贪 心每天在贪，啊，这个身每天在嗔，这个啊身每天在嗔，心每天在嗔，嗔就是嗔心生气，啊，这个身每天在吃，这个心每天在吃，它太好笑了，它不停的在变化，啊，如果这个身和这个心。 每一天都是这样，不停的在变化，它不可能是永恒的啊！它是如此的无常啊！我们就知道，了，此刻当下是我们真的要有智慧的时候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怎么能啊认清？怎么能去解决这个身的无常和心的无常？怎么能去解决这个身的苦和心的苦呢？啊！ 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下功夫。那么不用去看经典，不用去研究教理，你就坐在这啊，你就好好的看你的身体的心，这一本经典呢，全部的记俱全，什么都有啊。那么你好好的研究一下，其他的王子如何变成佛陀，就是这个变成的，好好的去探究一番。

พอได้แล้วลองลองดูสิไม่จะสนุกขนาดไหนไอ้พระสูตรต้นๆพระพแสดง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นะโสันจี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 就是这样的，不断的重复的规律的练习，啊，希望多王子也像我们一样，就样不断的重复规律的练习，让这个决心呢，让这个决心不断的强 就是呀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这一条路。什么路？你看见它，不成为它，你已经走在正道上。如果你看见它，马上就成为它，成为那个贪的人，成为那个生气的人，成为那个痴的人，成为那个爱的人，成为那个恨的人，成为那个痛的人、不正的人，你马上又迷一 你迷了以后，你就是不断的在苦，不断的就这样不停的在最大的轮回，看见他不承认他，你跟佛陀走在同一条路上。嗯，老，这是这个路，啊，从，第一，啊，第二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 วัฒนธรรมใกล้ๆกันกับสองไทยเป็นบรรพบุรุษของเราก็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สำคัญเช่นสมัยพระเจ้าสอนกันโดยทีนะสอนวิชาเนี่ยภายในแปดเดือนมีพลั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้องหนึ่งพันสองร้อยห้าสิบลูปเรามาพิสูจน์ตรงนี้กันก้้那么，佛陀在刚刚รร以后， 对，无比深讲的，有确定的决心、决心、知道、知道谁、知道自己，啊，不是知道身外的东西，身外的东西，我我们已经用了太多的时间去知道，啊，我好好，来研究自己，好好的来探究自己，啊，大公心和。 所有的三大经典原本没有，是七百多王子就这样不断的不断的去探知，不断的不断的去研究自己，通过这样一番下的这样一番苦功，啊，七百多王子知道了如何才能从生老病死里面解脱，知道了这宇宙之间的真理。 然后，啊，佛陀把它一一的讲出来，告诉大家，佛陀也讲了，啊，不能急样。每一个人，佛陀都不能帮助大家，只能告诉大家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啊，大家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去实践，实实在在的去体悟，啊，实实在在的啊，把佛陀的。 真正的放在心里，老老实实的去做，你才能看到真人在哪，真相在哪。啊，这样没道理。么也天学呢？每学呢？每学他说：“每天学呢。”就在讲这个老话，每天做，不要来搞

桂林大师是我们的老师，大家知道吗？禅秀大师啊，写的是我们要时时勤拂拭，还有一面镜子要时时勤拂拭。啊，可是慧能大师说，本来没有，本来没有的眼睛，我们为什么要整天去擦？ 整天要把擦的亮亮的，本来无，本来什么都没有，你要去擦什么？这是最高的，这是最究竟的。嗯。嗯，工作呢，我讨厌，我迈不开那步脚。工作，它就是累，它累，它热，它，没电，它要它要。 佛教是讲的本来面目啊，不是不让我们活了。 没有，让我们大家都晓算？不是这样。啊！慧能大师讲的本来的目，是让我们看见他，不成为他，让我们看见看清事实真相。这就是我们学知观的人要清楚的道理，这就是啊，体悟圣人讲的同样的道理。啊！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。 这些所有的宗师，他的都在讲的东西。可是呢，众生呢，就是看见了就成为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看不见，来了就成为他，来了就成为，来了就跟着他跑。啊，那么我们练习的动静禅，大家都醒过来。来，马上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，不要跟随他，啊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 เราก็ไร้บมเรียนจกกตัวหลอกมันผิดมทเยังเห็นมันผิด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มันหลงมันหลงไม่ใช่ผิดเป็นผิดกัน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ผิดเวล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วล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คิดไม่ใช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ไม่ปฏิเสธ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ล้น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ปฏิเสธให้เห็นมัน 不管任何的东西的出现，啊，我们都看见他，啊，而不是讨厌他，阻止他的出现，打压他，赶走他，把这个心硬硬的拉回到大家，不是这样的，啊，看见他，啊，马上准备，马上回到当下，啊，看见他。 什么来了都不怕，什么来啊，在觉习面前，什么来我们都不畏惧啊。他们都是好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都是最好的东西，就用它啊！你要会用它啊！每一个贪嗔痴的念头，每一个爱恨，每一个昏沉，每一个腰酸背痛，每一个对错好坏，都是好的。你要看见它。 不要阻止他，不要拒绝他，啊，不要一直把他赶走。你看见他，马上利用他，啊，让觉性不断的提起，让的觉知不断的加深加深，啊，这是正道。嗯，我那个，你这边有没有？你这边有没有？馒头。 ไม่ใช่สิ่งแก้อะไรอยู่ไม่ใช่ไม่รู้ตัวมันรู้ไม่ใช่สิ่งแก้อะไรอยู่นี่สติแล้วอะไรอยู่นี่สติแล้วอะไรอยู่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สิ่งทั้งสมาธิทั้งสัญญา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ฌานทั้งสมาบัติถ้าจะเป็นสมาบัติ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ฌานก็ได้เป็นเชนก็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เชนสอนแบบทำทันแบบนักนัก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นักที่สุดเลย 同时，教授大家八万四千法门。 每一个法门都好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都是好的，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有决心。嗯，那么如果你没有决心，你哪个法门都用不上。啊，不管你修什么，啊，不管是哪国人，啊，不管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听佛陀讲八的四千法门，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就要有决心。 没有觉知，你就苦。啊，过去生，过去世苦，现在苦，当下这一分这一秒都在苦。嗯，就是把过去的成为变成现在看见不成为，就是这句话，我们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大家一定要做到啊！不要拒绝他，不要讨厌他，不要打压他，来了就看见他，不要生离。 佛陀是这样做的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啊，那所有的啊啊，两千五百年前的每一位修行人都能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，每一个人都能做到，全世界的人都能做到。那那也就是叫“同”，就是讲叫“同在”，不“同在”。 มีสติเป็นที่ตั้งอยูก่นถ้าจะไปคิดหาเหตุและผลมาเลยเราจึงมาสร้างสติ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มันรู้ไปในกายให้มันรู้ให้มีเสียรู้ไปในกายอ่อาใส่รูปแบบกรรมฐานดัง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อยู่เนี่ยอยากให้ทำอยากให้ตั้งต้นตรงนี้มามา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啊来学习动物禅。 才两三天，那现在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啊，就是手一抬起来知道，啊，一翻回来知道，翻出去知道，心情也是一样啊，你的脚在走，知道知道，每一个动都知道，动一次知道一次，啊，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。那么念头来，烦恼来，妄念来，看见他，不讨厌他， 不打压他，轻松的回到，动，回到觉知，动不闪避。大家在这七天内，在回家前，一定要掌握这个技巧。来了，知道回到当下；来了，当下；来了，回到当下。啊，不要着他跑，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跑了太久了。啊，这个是技巧，这个是观键。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。 这样你可以回到家里才可以更扎实的、更稳的去练习。แต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ระวังนะ มีสติไว้ในกายแต่อย่าเอาสติไปไว้ที่อวัยวะส่วนใดส่วนหนึ่งให้เห็นกายทั้งกายนะมั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อาจจะมีตัวเด่นเช่นมือเช่นเท้า แต่ไม่ได้เห็นแค่อวัยวะแค่มือแค่เท้า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นะ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要轻松，要放松。为什么？啊，如果不轻松、不放松，就变成了专注，非常的专注在肢体上，啊，那就错，不是非常的。 特别的过分的专注在肢体上，啊，我们都天讲，一动你就知道了，而不是故意的、刻意的叫你动，然后我才知道不是这样。所以大家放轻松，哪段觉知吧。